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十集。当时的情景，管家不想再回想第二遍了。这段时间，中山上下所有人都战战兢兢。 偏偏如此，二公子还姗姗来迟，他们足足等了四个月，才等到二公子的人。这四个月，家主和大夫人的怒火越积越大，如今已经快要将整个中山都掀了。管家寸步不离，洛寒看到管家急得都要烧起来了，很有眼色的对林青霄说：“你把地址给我，我自己去寻住处就好了。你家里人在等你，你先去忙吧。” 他们有的是时间，再等等也无妨。”林青霄淡淡的说道，“你一个人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去。”管家都快要晕倒了，不由喊道：“二公子，二公子这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呢？带回一个女子不说，怎么还变得如此温存？二公子再不赶紧过去，家主就要把另外半个中山砍了。” 林重玉晋升那天引来天雷，中山主峰被劈掉一半，至今还没修好呢。如今财务空虚，如果再毁了另外一半，他们真的修不起了。然而林清霄是一个主见极强的人，根本不会为了旁人改变自己的计划。洛寒见事不对，赶紧说：“要不我也跟着你去。”林清霄停下来想了想，同意了。 他本意是先将洛寒先安置好，不过看现在的情况，洛寒一个人待着，即便有阵法也未必安全，还是由他亲眼看着最稳妥了。管家看到这一幕，心头一梗，险些一口老血喷出来。我好说歹说，林青霄都不听，结果这个女子只说了一句话，二公子就深以为然的同意了。到底是哪家的蛊惑术？ 威力竟如此强大！林显红在大堂里等了许久，早已过了预想的时间，竟然还不见林青霄的身影。林显红怒从中来，白灵鸾站在一边低声劝：“家主勿要着急，二公子兴许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，想来马上就到了。”白灵鸾是林显红的小妾，也曾是中山弟子。 和林显红青梅竹马，只不过她是仙魔混血，法力低微，血统不纯，不配嫁入林家，连做妾都不行。白灵鸾悲伤远嫁，从此失去消息。众人再一次看到她，已是林显红接任家主之后，白灵鸾作为丧夫的寡妇，二公子的生母，正式被林显红收为妾室。 龙族子嗣少，看在他生了二公子的份上，众人都尊称他一声白夫人。他们以为白灵鸾不声不响，仅比主母晚几天生出个儿子来就够强了，没想到他们还是低估了这位白夫人。二公子竟然不是白灵鸾的亲子，白灵鸾生的是大少爷。中山众人受到的冲击不小，此刻素仪芳。 坐在林显红旁边，听到白灵鸾的话，冷冰冰的聊了他一眼。正堂里正僵持着，忽然外面传来侍者问好的声音。素仪芳和白灵鸾精神都是一震，他来了。洛寒走进来时，就看到这样一幅场景：一个威严稳重的男子坐在正中，看面相并不老。 可是，浑身的气势已昭示着岁月的沉淀。他身侧放着另一把座椅，上面侧坐着一位华贵妇人，她发髻高耸，缀满珠宝华翠，发后还垂着两只华丽的金色发冠。男子另一侧站着一位白衣妇人，她手里握着一发帕子，看衣服首饰比旁边那位夫人低了好几个档次。 可是眉目婉约、气质楚楚，倒比另一位夫人看着亲近多了。洛寒很容易猜出了这三个人的身份：中间的男子是林青霄的父亲，渣爹林显红；右边正式范儿的是林青霄生母、主母素一芳；左边那位温婉佳人，想必是养母白灵鸾了。洛寒心里默默啧了一声。 人来这么齐，这是三司会审。洛寒跟着林青霄行了见面礼后，林显宏看向洛寒，眉头明显皱起。他是谁？我的一个朋友。林青霄说道。接下来他会暂住中山，住所我会安排。中山这么大，朋友到访留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只不过往常都是林崇玉带朋友回来。 众人实在没想到林青霄也会带人回来，还是个女子。大堂中许多人都朝洛涵看来，素宜芳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几眼，眉目本能的不喜。既是林青霄的朋友，那就和我们自家晚辈差不多。来见长辈，为何还带着木离洛涵又忍不住在心里吐槽。 这是什么恶俗的贱婆婆？即视感，还是个刁蛮强势的婆婆。洛寒正要说话，林青霄开口了：“木离是我为他准备的，他不方便露面，不能见无关之人。”素一芳听到林青霄回话的语气，下意识的想冷脸。莫非，我也是无关之人？对。林青霄这个“对”说的太干脆了。 洛寒都被镇住了，大堂中其他人也好生缓了缓。他们见主母脸色不对，赶紧圆场道：“大夫人，二公子刚刚赶路回来，正累着呢。您和二公子有什么话，等二公子歇过来再说也不迟。”这话看似是解围，其实字里行间都把林青霄定义成冒犯长辈、不懂事的那一方。 林显红用力咳了一声，众人立刻屏气凝神，垂眸不语。林显红眸色沉沉，紧紧盯着林青霄，隐含威压。林青霄，你袭击兄长一事，怎么解释？洛寒也不知不觉屏住呼吸。林青霄平淡地嗯了一声，说：“没什么可解释的。” 就是他们看到的这样，林青霄断了林崇玉的手。只可惜当日时间不够，只断了一只手。你，林显红简直火冒三丈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你的父亲，你就这样回话？龙族的规矩向来是成王败寇，愿赌服输。他既然打不过我，别说断了一只手，便是殒命。 也是该的。龙族算是天界中少数几个不禁止族中内斗的家族了。龙族就是绝对的丛林法则，力量至上，强者就可以拥有权势、地位、财富，弱者没有任何反驳的权利。不服气那就打，打赢了对方，他的一切就都是你的。甚至在打斗过程中杀死了对方也没事儿，擂台上生死自负。 技不如人就认栽。只不过这样一来，惹恼了死者的家族，对方家长来寻仇，也自己承担。龙族的法则就是如此简单直白。林显红被这些话气到了，当年他也是踩着兄弟的尸骨站上家主之位的，可是如今有人将同样的屠刀伸向他儿子头上，林显红就受不了了。林显红大怒。 不孝不义之徒，崇玉是你的哥哥，你逞凶斗恶，肆意妄为，眼中可还有我这个父亲？林显红动了怒，大殿里的花瓶、茶盏齐齐被震碎，众人吓了一跳。修为低的侍者直接吓得跪倒在地，少数几个能站着的，此刻也是满头冷汗。素宜芳不得不站起来，低声说：“家主息怒。” 白灵鸾也壮着胆子为林显红顺气。家主，二公子还年轻，有什么话慢慢讲，您勿要动气。林青霄看着眼前这一切，只觉得膈应。他记得他十几岁刚修行的时候，林崇玉仗着法宝将他砍伤，家里没有任何人提过手足情深之类的话。林显红事后还说。 大儿年纪轻轻就有胜负之心，这才是我们龙族的样子。没想到，等到换成林青霄，这些人就在指责他不孝不义、手足相残。林青霄一眼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人，他身上有林显红的血，让他觉得恶心。林青霄说：“要罚便罚，何必说这么多？” 林显红脸色阴沉，说道：“你不敬长兄，在秘境中暗算亲人，不严惩无以正家规。你可认错？”又看向林青霄，他知道渣爹明摆着偏心，可正是知道他爹渣，才不想让林青霄硬杠。洛寒想示意林青霄暂避锋芒，可是林青霄依然身姿笔直，头都不低一下。 无错可认，好，你好的很。林显红忍着怒，一掌拍到桌子上，名贵的桌子瞬间碎成齑粉。林青霄顶撞父亲，残害手足，知错不改，去掌刑司领青雷鞭一百鞭，一次打完。有胆敢求情糊弄者，同罚。 这个惩罚就是素仪方听到都皱眉。青雷鞭是掌刑司最高级的刑法，鞭子是用龙筋做的，穿透力极强，上面还缠绕着青雷，往往一鞭下去，灵仙都能当场丧命。林清霄没有龙丹，还刚刚经受过五十道雷劫，他怎么承受得住？素仪方嘴唇动了动，林显红眼风冷冷扫了过来。 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求情者与他同罚。苏怡芳最终还是闭上了嘴，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两个孩子。这一千年来，苏怡芳对林崇玉真爱有加，而对林青霄厌恶非常。他仅是看着林青霄的脸，就能想到，在他新婚的那几天，林显红竟然还在和外面的情人苟合。 素宜方对林青霄已经成了本能性的厌恶，他完全没想到两个孩子竟然被调换了。他爱若性命的林重玉才是那个贱人的儿子，而被他厌恶苛待的林青霄是他的亲子。人可以一瞬间对喜欢的人生出厌恶，却绝对没办法对厌恶的人生出喜欢。一千年的隔阂实在太深了。 素宜方对林青霄的恨成了本能，现在实在转换不过来。而且说实话，林青霄断了林崇玉一只手，素宜方是怨恨林青霄的。这个孩子心性狭窄，心术不正，这样一个人竟然是他的儿子，素宜方难以接受。所以此刻林青霄被惩罚，他虽然觉得有些重，但也觉得林青霄该罚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